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不但是淳恩老朋友来了，嗯啊，又廷也来了啊。这个有人呃跟我们叫板，说你们为什么不敢讲这个张艺谋？说你们敢不敢讲？你之前没讲过张艺谋，没讲。之前讲过，这些观众都不认真看，对吧？所以今天为了证明呢，我们还是要讲啊，张艺谋。 是我国非常优秀的导演，你跟他是好朋友吗？有没有私交？不是不是，不是，没没有私交， <laughs> <laughs> 见过面。见过面见过面。他这个导过奥运开幕式是吧？对，对，咱们国家还是有贡献的，对吧？是是是，咱们就说到这儿就行。 <laughs> 完了。讲完了，完了，接下来说什么主题。有还有主题吧？可以，哎，多做贡献可以多升几个，是吧？是主题就是需要人力，需要人力我不知道有个老演员，很优秀的老演员，他说的话啊。 其实有些时候演员很二的，你知道吗？但不，我二我不是说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他二，就是说我说啊，他这个直肠子，直肠就是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了。哎，我那天听一个大陆的演员说，跟着记者问问问问急了哈，他说：“我觉得中国人口素质这么低啊，精英就应该多生几个，像什么张艺谋啊、陈凯歌啊，这个这这精英嘛应该多生。”那就是素质低的就不准生。 不是这个说法啊，就是其实也没有不优生学嘛。如果优生学来说，我觉得对，就是谁不希望这样？就谁不希望？我想生几个，我能养得起，我能生几个吗？但是重点就是现在法律不允许啊，所以这个在这个不管是大家同意或无奈的架构之下，你就应不管你是谁，你不就应该尊重这件事？不是，这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就是说对啊。 因为有这个法律在那，嗯，有的人就要生，有的人不给生，那就不对。要就大家一起生，大家都有的生；要就大家都没得生。这个要叫我觉得啊，嗯，就是怎么说呢？计划生育啊，跟醉酒驾驶它不是一回事儿啊，真的就是你比如一个明星啊，醉酒驾驶是这个事情啊，没有什么可说，但偏偏计划生育这件事儿啊，在中国呀，有一个。 很潜在的一种东西，就老实讲啊，你要按他们外国人，按着西方人讲，对某种程度、某种价值观说，生孩子这是天赋人权，嗯，对吗？对，哪怕说你像那有些老外可能就觉得你国家国家能管着我生孩子，我生孩子的权利比国家还大。在美国前两年那些开枪事件啊、吸毒事件多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来，就是说。 不让那种就是毒贩或者是吸毒严重的人生育。嗯。啊，你想他民主国家，他既然有人提出来这种那么绝对的那种提倡，他就说他们生出来孩子生一堆，生出来不养不管，嗯，让孩子吸毒的吸毒，开枪的开枪就出事儿了。那么所以呢，就对等于是生育要审查不？但是你这个理论的前提啊，首先是罪犯生的儿子是不是罪犯？ 你明白吗？这是血统论。再比方说，那天他们说，就说精英可以多生的时候，我看有的网友也说，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找着的根据，说听说李白，知道吗？唐朝大诗人李白，仨 <laughs> 儿子都是傻子。那 <laughs> 这个就是说，你诗人生出来的。现在内地的法律里面，你多生也没有，就是你要罚款嘛，你就当做是这个你生的成本里面，反正你有教育费什么，你就把这笔钱算进去。如果你付得起，那就生喽。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不是你刚才说的优生学，他刚才他们的这个网友就说李白生三个三个都是傻子，那个嗯，那就是反你这个优生学，他要公平，对他他就是说凭什么凭什么你说优生能保证优生？对你不能说张艺谋生的儿子天生就是导演，就为 <laughs> 民族做贡献，对吧？对啊，哎，但是你知道。 这怎么是？咱们先看看照片啊！ <laughs> 咱们先看照片，看看看看张导也是好好久没见了， <laughs> 好久没见。我觉得这报纸也挺损，你知道吗？他们这是娱乐版，又听还问说是谁登的？这不是头条吗？谁谁登？不是前一阵他们给汪峰也弄了一个上头条的版面，这娱乐版，大陆的你看娱乐版现在都这么做啊，做社会版这么做。对 <laughs> 对对，说说寻找张艺谋，因为当地的无锡那儿的计生门找不到他，找不着他。就是你再看下边，然后张艺谋。 工作室绝地反击，我觉得他这个反击啊可圈可点。你看啊，这个说有些人说从公关上讲啊，写的比较呃对头，就说啊，违规超生， <laughs> 张导认错认罚，正在配合政府接受处理。网络上的一片喧哗，让很多朋友问张导，为什么十几年前退掉了美国绿卡？当初为什么不移民？为什么不把孩子生在国外？ 当年如果这样做，是不是今天一切都不会发生？太中国式的危机处理了。我们也问张导这些问题，他一时无法作答，只是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也是中国人，而且无怨无悔。你看，但这个在逻辑上面哈是偷换概念，这没有关系的啊。你讲讲，你你这不去美国生孩子，嗯啊，放弃了绿卡就在中国生孩子，那你是不是就是？ 用在中国生孩子，用美国的绿卡来换中国生孩子呢，一种交换呢。我放弃美国，但是我要在中国生孩子，你概念上是不是这样的？嗯。还有呢，就是说，呃，一个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孩子，啊，那跟放弃美国绿卡有什么分别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关系的。 嗯，你放这是偷换概念。你看看，不，如果你真的想当个中国人，那你那么爱国的话，那就 follow 中国的法律，就这样子。今天我觉得网友要说的不是你张艺谋有几个孩子，或者是任何名人有几个孩子，你可以有无数个孩子。重点是你有了孩子，你不。 你不跟我们一样缴罚款，很信，因为我觉得这是公平性的问题。不是他的，不是这样说，这是这所这是太哦，因为我是中国，因为我好爱国，所以一切事情就合理了吗？你爱国，我们同是一个中国，你们台湾人随便生啊，你知道吗？我们大陆人做出了多大牺牲啊， <laughs> 台湾是随便生吧？我觉得计划生育这件计划生育这件事情的确是可以讨论。 嗯，我觉得政府不也在讨论，不然我们不会在最近的这个政策当中希望可以继慢慢放宽。我觉得这有他的想法，这是可以讨论。但这跟张艺谋可不可以生七个孩子，这他可以，我只要你找 <laughs> 七个孩子，七个七个三个都可以。我跟你说，三个孩子可以，那你就把三个孩子的钱找出来，就这样，这事情就过了嘛。我我想怎么样嘛？没有啊，不是，重点是，我找不到你。 所以，是不是罚款就了？如果罚款了事，那张导演你赚那么多钱，你你当初设的时候你也知道会这样的时候。这个钱我听说好几种算法，不少啊。那就政府来算。往少里说，是几十万；往多里说，我先后听过两百万、四百万、七百万、一点六个亿，还有二点四个亿，这么多种的。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一，这是个问题，就是说，这在这在中国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平性的问题。当初你怎么罚？为什么一个罚款的？ 法律出来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算法，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呃，这个。 张导演其实这一整个道歉，其实他是把球丢回给政府，他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政府，说你来罚我吧。为什么张导演敢这样讲？无锡政府为什么说找不到他？我不相信政府找不到张导演。张导演这么爱中国，他一定在中国里面，除了拍片以外，你只要看到他的这个出境记录，你就知道他在哪了。所以为什么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应征过张导的女演员？被淘汰了，还有激愤呢？是不是？我是说，这就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是一个中合理性。还有他的太太不是一直说什么什么深居简出的，都一直。 在中国照顾孩子，给你处理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理就对了，就罚款喽。就，我跟你说，他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张导演呢，他这个人呢，一向就不吭声。他碰到任何事情啊，都是不吭声。就是，就正如我在这个世界上所采取的生存之道，就是缩头缩头乌龟， <laughs> 就是这个埋头苦干的人，就埋头苦干没错，干出仨孩子也 <laughs> 不吭声，也可以啊，慢慢把钱找掉，你就不吭声喽。 <laughs> 他是这样，我觉得这点钱，比如说啊，对，如果对他来说这个事儿，只要别闹大了，对，给多少钱不愿意啊？那他现在不可能愿意。是，但是问题当时啊，是一个舆论战。你知道今天的这个这个媒体生态、娱乐生态啊，使得每个人都不可能啊，不这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啊，嗯，他给钱能，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给钱能了了，他就了了，是不是？你像那一阵儿说谁说孙杨嘛，嗯，说孙杨啊，说孙杨什么写写检查啊，他说他那个全国人民不过关，说检查没有检查，全国人民不过关，对啊，就说你的检查不够真心啊，不够真诚，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还评论，我说这个真是中国搞这个思想改造运动的这个习惯啊，就是外国人犯个错误，你作为一个人，你道歉。 就是你的态度啊！中国人不这样啊！中国人说，到他满意为止。你你你没有检讨到你灵魂深处，你你这不是真心。可是实际上，他的真心，当时这个这个孙杨的真心，你说是什么？我跟你说，当然我不能替孙杨说话。我知道很多明星，他如果碰到这事，他的真心跟任何一个人都一样，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啊，就是我怎么碰到这个事情？然后呢，我现在到底是该高调？ 还是该低调，我是该认错，还是该认罚？所以你不是我的任何一个行动，迷茫想到的对，想到的不是这个法律问题，而是说这个行动完了之后，他们这帮人会怎么炒作？好，它会引起一个正的效果，还是更惨的一个效果？是先去广告再说。 <laughs> 我代表张导再教育教育你，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们这个张导演让自己的孩子也做中国人。 你们有什么不高兴？ <laughs> 不是，接着批对，不是那，因为有太多的中国人想让自己的孩子做中国人，做不出来没得做。不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做美国人，做不成啊啊！所以他的他的这个工作室啊，我我最近发现啊，这个你知道，呃，今天的这个社会啊，变成了一个据理力争的社会。你发现没有？这个林志颖事件呢，最近的很多事件，哪怕是在五年前。 我记得啊，呃，很多人碰到这种事情啊，还有一种应对就是沉默是金，对，不说就算了哈。就是我觉得今天呢，有一种应对方法就没有了。这个过去有一个禅宗的一个故事嘛，很有名，就是说这个村里啊，那个大姑娘黄花闺女啊，这这大大闺女生了孩子，然后呢，就有人就说，是村东头那个庙里 <laughs> 和尚庙里那和尚搞搞的。 然后他们家人出去一口痰吐这和尚脸上，就说：“这孩子这是你的孩子，抱回去。”然后这和尚什么也没说，就接着养去了。过了一年之后，才真相大白。原来呢是这个大闺女嘛，跟姑村里哪个小伙子野合生的。然后这家人又到庙里啊去跟老和尚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把我们的孩子给他们。”老和尚还是什么也不说，把孩子交给他们。 这是一种呃，对待这个这个所谓冤枉啊、是非的态度。就像我给你看看这这段话啊，这个我是觉得到到今天啊， <laughs> 这种东西呃不能存在了。就是寒山拾得就是两两个僧名僧了哈，说世间人呐，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德说呀，你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但是今天的情况是呢，再贷几年呢，你这公司电影可能就破产了。你发现没有？现在的情况啊，是牵涉到了一个团队，甚至是一个呃的的团体的一个一个利益。嗯。比如说张艺谋过去这辈子碰到过的风风雨雨啊，他一直这次他有点呃特别了，他从来没吭过声，就不管你说他什么，他没吭过声。但是这次。 你看，以工作室的这个这个行文呐，啪啪啪的出来，为什么呢？一个是你涉及到法律了嘛？对啊，对吧？再一个呢，你这个事儿要是不把自己的证明啊不澄清的话呀，你下边的电影怎么办？都要澄清，很差，澄清很差。重点是他没有，我们没有冤枉你啊。如果从之前传什么七个，现在其实没有澄清，他事实上有一点强词夺理，嗯，就是硬说中国人、美国人把这种事情混在里边说了。 那么你就等于是，等于是挑动一下民族感情，但这个东西于事无补，反而你如果脑子清楚，人家就觉得你在那偷换概念，你更更更乱。那么你看，像他表示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生了，我认罚。 那就行了吗？行了，这件事情就会解决了。对呀，那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没有不满意啊，事情不就最近最近吵到最后朱婷如果这样的心态呢，她就是要罚呢。你刚才不是有很多什么两百万、三百万这样算上来吗？对对对。最好罚两两亿四。没有没有没有，这不是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态度，我没有 <laughs> 要她。罚很多我就开心，因为他很有名。没有，我只觉得我我一般百姓该怎么做。 张张导演，你也是一般百姓，我们就该怎么做？就这样。你说的很好，又挺，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计划生育在中国啊有一个特殊性。首先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咱就说有有一部分，有一相当一部分名人，嗯，都超生。可是呢，权贵超有有一半的，我敢说有一半的穷人都超生，或者说超想超生而不得，是吧？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这个在张艺谋这件事上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什么呢？名人超生了吧？入户口的时候啊，是合法给你办。有这事啊？这个穷人超生了呀？啊，入不了户口啊。 他根据的那个法律是是那个那个呃怎么说呢讲不通的法律，比方说这次这记者就在说了啊，说你这个张艺谋这仨孩子在公安局无锡公安局怎么上的户口，说他上了吗？户口你没有交社会抚养费，嗯，怎么就能上户口？这次警方正式回答，你知道吗？名人反而得到了依法办理的特权，呃不那也不叫特权，怎么说？不叫不特权，从来就没有一个这个法律，这个法律是讲不通的这个规定。 上户口是公民，你生了孩子合法权利，孩子的合法权利，你就要给他上户口，你不应该绑架交不交什么社会抚养费，你知道吗？生了孩子你就要给他上户口，但是那不是全中国的计划生育办公室都搞错了吗？你听我说，中国很多地方法律都不一样，比如说最近北京有个住在井里边那个人， <laughs> 你看看住在下水道井里，他也仨孩子。 可是他仨孩子，他要去办的时候，碰到的是某种地方上的规定。地方上的规定，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呢，就出来这个规定，说呀，你生超生了孩子，你要没交社会抚养费呢，我就不给你上户口。所以形成了咱们这种以讹传讹，以为啊，不交社会抚养费就不能上户口。真的，实际上不让上户口啊，这是这是违法的，违反上位法的。你说我在我在山东有一个朋友，啊，他太太有第二个了。 那时候他跟我讲，我说你要么到香港来生，就没事了，对不对？香港生的没事但是他结果他还是在本地生了，当地生了。生完以后，他太太是那个胜利油田的那些员工家属，嗯，就一下子就把那个计划生育的计划给破坏了，他们的那里的那个指标破坏了，回到那里去当场检讨，像开了一个批斗会一样。再回来，我说你罚他罚钱，不罚钱不能上户口，罚了十一万。 哎，我说这十一万倒是不多啊，他说当然不多了，因为算他的那个收入，他的职业叫叫无业， <laughs> 就是没收入， <laughs> 嗯，也要罚十一万，这样才上了户口，但是好像以后上学还是很麻烦。所以你知道，曾经有十个这个好像是法律学者上书，这个是不是？反正上书上头啊，啊，就是说呀。 这个户口，因为中国大陆的公民呢，享受很多合法的保障，什么都是跟户口挂钩的。嗯，所以他们就说，你任何地方都不能规定不交社会抚养费就不给人家上户口，这是个恶法，就是而且这个什么违反上位法，就是违反那个更高的这个。 法律一直就有这个，就是法律矛盾，它本身就有法律里边有矛盾。对，所以这次呢，某种程度上，张艺谋也是个教材，你甭说是反面教材，就是他让我们知道啊，原来合法的你超生也得给人家孩子上户口。无锡公安做的没错，先上了吗？付户口再说，对不对？对，你交社会抚养费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你不能因为他没交社会抚养费，你这个就不给他上户口。那很好，所以反倒在中国，名人获得的权利是什么呢？ 是依法办事， <laughs> 你明白了吧？你要是穷人呐，连依法你都依不着，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上了户口不认罚怎么办？ 啊，上了户口又不不认罚，那是另一个部门处罚你啊！啊，对，你像现在他不就去去去认罚？现在这个呃，当地他没有认罚，他只是把这件问题丢给政府。为什么？因为政府知道他是个名人，而且是这对中国这么有贡献的名人，他知道你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去衡量度，他把这个度。 放在政府的身上，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就是你把问题丢回来，就是啊，那你你来罚我吧，我来了，你你看你怎么罚？那问题这个公平性是在政府的手上，政府也知道无锡政府想说，我该怎么罚才可以又安抚了网民，又安抚了张张导演呢？不是这样的话，就是无锡政府多余了。 他该怎么罚就怎么罚。重点就是一个如果像文涛刚刚这样说的话，吴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罚，因为我我太多的，我每天罚的不同人，我有不同的法律，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该怎么罚。 <laughs> 所以呢，激动了。这件事情 <laughs> 是，我是跟张艺谋不熟， <laughs> 但我觉得你跟张艺谋好像有点什么关系。我只我说这不是张艺谋问题，今天任何你今天换任何一个名人的名字在这边，我都会这样子说，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按法律办，就这样子。对，又停了。这件事情反映。 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是合法，我也要这样的合法。这就是网民在这么多天这么反应激烈的原因，因为这中间有太多的公不公平跟特不特权的问题。嗯，这已经不是你生几个的问题，而是说你生了以后，你该所有的面对都不是我可以享受得到。我为什么你可以？那我要接下来帮你问问，有的那个高干子弟，那都不止一个。那你就等他哪天被人家不止一个孩子呢？他政治要是罚。 啊，那个也很，我跟你讲，政府单位里面有很多 politics。我跟你讲，他今天当，他今天是领导，对他明天可能就被人家斗下来，他不是领导的时候，他就要罚。各位，这就是中国，就是你你真名人的时候，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担当。你有一天会这样，张艺谋可能也想说，我们我们不会有这么一天嘛，我就生喽。但我不知道你你中间你的那个工作室里面有什么 politics。对，去广告，去广告，s 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对张导哈并没有什么特殊感情， <laughs> 但是呢，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对中国 <laughs> 大家现在都在讲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laughs> 没错，我对中国人民有特殊的感情。你知道，就是问题在于啊，这个历史上将会记载计划生育这件事情，这个中国人民呐是真的是叫进退两难，我知道，付出了巨大的人权的牺牲和代价，而且事实上为什么？ 这么多的超生啊，超生的太多了。我跟你说，即便是所谓名人，难道只有张艺谋一个？太多了。所以，他这个现象真的，他跟杀人放火，就是我同意啊，依法办事儿，该怎么办怎么办？谁叫你给人逮着了呢？对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啊，这还是让计划生育啊，是让人唏嘘的。的确的确，因为生孩子，为了生孩子啊，对。你怎么说让人受这么大的折磨？上帝给我们的权利。 为了这个，我们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折磨，这是中国人民呢独有的。 <laughs> 你好像受了很大折磨一样，看你那个像。 <laughs> 你想说？ <laughs> 你你你是有觉得应该生多一点？本来我本来准备学他呢。 但是我现在发现少挣点钱比较好， <laughs> 是吧？要不然年收入的年收入一到两倍。 <laughs> 张导去年挣多少钱？又听你很，我不知道，我怎么说？道？没你上说八千万， <laughs> 我怎么八千万两倍可不就一亿六千万？两到三倍，接着为您播出，就两亿四。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